第三部分，第十一到十七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大象因记忆力强而著称，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大象还有预测天气的本领。大象的耳朵很大。 对声音极其敏感，他们能听到远处很小的雷声和较大的雨声，由此可预测雨水何时会到来。科学家们是在研究纳米比亚象群突然搬迁这一现象后得出上述结论的。研究小组记录了九头来自不同象群的大象的活动情况。经过历时七年的观察，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大象。 在纳米比亚的雨季，经常改变行进路线。他们能对二百多公里以外的天气有感觉，并凭这种感觉预测暴风雨，进而向有暴风雨的方向前行。大象需要雨，经过漫长的旱季，大象一旦知道哪里有雨，就会朝下雨的方向行进。这样，它们可以更快地获得水源。研究者认为。 这项研究除了能够了解大象追逐暴风雨行进的状况原因，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动物保护者预测大象的活动，从而使它们免遭偷猎者毒手。十一，大象广为称道的特点是什么？ 十二，经过跟踪，研究者发现了什么？十三，这一研究成果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有一种动物叫麋鹿，麋鹿的尾巴有些像驴尾，蹄子有些像牛蹄，面部有些像马面，角有些像鹿角，但整体看上去却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牛非牛，似驴非驴，因此又叫四不像。麋鹿性情温和，十分可爱。 有个人出去打猎，得到一头小麋鹿，决定把它带回家养起来。刚进家门，家里的几只狗就流着口水，摇着尾巴聚拢过来。主人气愤地吓跑了狗。此后，主人每天抱着小麋鹿与狗接近，希望狗慢慢习惯，不再伤害小麋鹿。后来又逐渐让狗和小麋鹿一起玩耍。一段时间以后，狗能按主人的意愿做了。 小麋鹿稍微长大后，以为狗就是自己的好伙伴，不但对狗毫无防备之心，还整日和狗翻滚打闹，亲热极了。狗害怕主人，也就天天老老实实的和麋鹿玩耍，但还是会时常忍不住流出口水。三年过去了，一次麋鹿独自出门，看见外面有很多不相识的狗，就跑过去想和他们一起玩儿。 结果，狗见了麋鹿，一起冲上去把麋鹿吃了。可怜的麋鹿到死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则寓言告诉我们，认敌为友，必然会招致灭亡。十四，麋鹿有什么特点？ 十五，主人把麋鹿带回家以后，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十六，三年后发生了什么事？ 十七，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什么？